说世上有没有完美的犯罪？我估计这个话题啊，一些侦探推理小说的粉丝会对他非常感兴趣。你看，我就想起前几年有一个很火的电影，叫《唐人街探案》，啊，第一部里边刘昊然演那个小伙子考警校，人家主考官问他：“你为什么要报警校？”他其实潜意识里边。 心里话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想策划追求一场完美的犯罪。当然，这个呢，这种思路他把他后来用做好事上，跟王宝强一块呢，把这个发生在这个呃异国他乡的一个很奇特的案子，他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和完美犯罪的思维能力给侦破出来了。这是大家看《唐人街探案》最感兴趣的地方。那么，很多朋友也在思考这个问题。 说是不是真有这样的罪犯？他能通过自己的高智商和种种巧妙的设计来制造完美的犯罪，有没有这样的？那咱们首先得知道，完美犯罪是指的什么？所谓的完美犯罪呀，以下三种情况算得上完美犯罪：第一种呢是压根就找不到凶手，找不到作案人，就无论警方怎么找，找不着这人。 就现场也没留下什么痕迹，就留下痕迹，你根据这个作为线索也找不着，这第一种情况。第二种情况呢是，你明知道谁是凶手，你就是做不到证据链闭合，就是做不到在法律意义上把他抓起来判刑，这是第二种所谓完美犯罪。第三种完美犯罪呢是种种的证据啊都指向了某个人或某个团伙，但实际上真凶呢？ 逍遥法外，让别人替他顶缸了。这三种情况可以称之为完美犯罪。那么，说出没出现过类似这样的犯罪呢？有过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犯罪呢？有一个共同的原因，那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破案的手段、科技手段严重不够。如果科学技术手段都能像今天这么发达， 恐怕所谓的完美犯罪在历史上根本就不可能出现。你比方说，我们这些年大家都知道，有一些呀，十年、二十年以上的命案，相继告破了。像什么最近的这个南师大碎尸案呐，前两年那个甘肃内蒙那个连环杀人案呐，等等等等，这不都把凶手抓住了吗？这凶手藏了十年，有的藏了二十年以上了，也没跑了。为什么呢？科技手段进步了。 尤其 DNA 比对技术，因为你这个作案人在现场，你再怎么厉害，你想一点痕迹不留很难。有人说我不留指纹，我没有血迹，其实，在现场只要保存好现场，你哪怕是指甲上一点皮屑掉下来，甚至一根细小的眼睫毛掉出来，都能在这里头保留出你的 DNA。 当年呢，这种 DNA 保存和 DNA 对比技术都不发达。现在呢，大数据时代到了，凡是有违法犯罪的，都会留下你的 DNA 数据。有人说，那人家杀完人之后，人家再不犯别的事你上哪留 DNA 数据去？你这是留不下了，你能保证你亲戚没有吗？没有违法犯罪的吗？像我刚才说的两个二年以上的大案——南师大碎尸案和甘肃那连环杀人那个案子。 都是凭借这种方法破的，叫什么呢？DNA 父系对比技术，就是我们人体的染色体啊，这个男的那个叫 Y，女的叫 X，这个 Y 呢是男性独有的，那就是父系传承独有的。就比方说你和你的堂兄弟、你的堂叔叔什么这个，只要是父系这一支的，你们的染色体里这个 Y 大致都是相同的。那好。 你犯完罪躲起来了，可你保不起你家族那么些人呢？那有的就不是上百人、上千人了，有的几十万、上百万都有啊！你这些堂兄弟、堂叔伯父、侄儿什么的，他们一犯罪，一拿你留在现场 DNA 和他一比，发现你们是一支的，这一下范围就缩小了。你的亲属、他的亲属，尤其父系这一支的比例又进一步缩小，那早晚有一天会找上你。 所以，这种高科技时代、大数据时代、互联网时代，你要想逃脱法律的惩罚，太困难了。这种高科技的围剿，令绝大多数犯罪分子都胆战心惊，你跑不了。所以在现在的科技手段之下呀，二三十年前的案子都一一告破。我相信，现在你再有那种震惊全国、震惊世界的所谓大案要案、命案发生，很快就会破了。而且，事实也证明。 最近这四五年，我了解到的所谓这类恶性案件，基本上都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就破了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高科技手段越来越进步，在这种手段之下，所谓的完美犯罪土崩瓦解，不复存在。那当然，我说的这儿，有不少的这个侦探小说推理迷就开始跟我犟，说老梁你这不对，这世上绝对有高智商的，这高智商的人那厉害的不得了。 你看那《沉默羔羊》里那个汉尼拜尔博士，那多厉害！那样人肯定有，他研究的犯罪，你最后你就抓不着他。我只能说，持这种想法的朋友呢，您是一个犯罪患者， <laughs> 您对这个完美犯罪有太多不切合实际的幻想。而且我告诉你个最简单道理：即使有类似的完美犯罪，也不可能出现在普通的犯罪分子当中，而是会出现在。 对公安侦破技术手段非常熟悉的犯罪分子当中，有的时候公安系统内部的人犯罪，往往会给侦破带来很大的困难。为什么？他们是真正的内行，他们容易制造这种准完美犯罪。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，我一说你就明白。你比方说这个过去这个古玩造假，咱举个例子啊，说过去中国的这个官窑，呃，汝窑，在河南汝州，这是很有名的瓷器。 说汝窑有一段时间造假，都什么人造假呢？就是河南当地的农民，呃，他们那个对当地的汝窑很熟悉，然后呢，呃，弄个这个窑开始烧，按照这个工艺烧出假的来骗人。这个呢，骗普通收藏者行啊，你骗专家骗不了，人家专家一看，从多少个角度鉴定你这汝窑真假，马上就认定你这是赝品。后来这几年呢，汝窑的造假技术上来了，为啥？他不再是农民骗专家。 而是专家骗专家，就是参与汝窑造假的人，往往就是鉴定专家。为什么呢？鉴定专家就知道你要从哪几个角度来鉴定的真假，他预先在造假的时候就把这几条线给你封死了。所以这专家参与造假，这使中国瓷器造假的技术啊，提升了一大截。我说这你明白了吧？就这个道理，专业人士参与造假，这不得了。如果是公安内部人。 他来犯罪的话，他侦查这案件有经验，他就有丰富的反侦查经验，所以就容易制造所谓的准完美犯罪。那我了解到最近几年，在这犯罪手段当中，相对类似的啊，当然也没到这程度，有这么一起案子。这案子是一起杀人案，发生在二零一五年的三月二十号。然后呢，这个。 杀人犯呢，在二零一六年的十一月十一号，被山西太原中院呢判处死刑了。那么，这个杀人犯的身份非常特殊，他是个副部级干部。我们也知道，随着这个反贪的持续进行啊，副部级的干部犯事的或者判死刑的不是没有，但是都是因为什么呢？贪污啊、受贿这些事说副部级干部直接动手杀人的，这恐怕建国以来。 我了解到的好像就这么一例，这人是谁呢？姓赵，叫赵黎平，黎明之前的黎，平平安安的平。身份是什么呢？他杀人的时候呢，是内蒙古政协的副主席，之前是干嘛的呢？他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副主席，同时兼内蒙公安厅的厅长。说到这儿，你明白吧？这是个大内行，他在。 公安局干了四十多年，他杀人的时候，二零一五年他多大了？他六十四岁当然，身体素质各方面非常好，而且这个人很有意思。他不但是公安的内行，干刑侦干了三十多年，他同时还是个作家，能写小说，能写剧本，能写诗歌，曾经担任过内蒙文联的副主席。就这样一个人，他为什么会走上直接杀人的这种犯罪道路呢？这出了事之后啊。 他很多朋友都不可思议，说怎么、这赵厅长、赵主席，这他怎么能杀人呢？所以很多人不理解。今天呢，我就给大伙说说他这个犯罪过程，以及为什么我说他在执行着一场类似的准完美的犯罪。这个事儿呢，出在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号的傍晚，突然间，内蒙赤峰市的幺幺零。 接到一个报警电话，电话里头是非常急促的，甚至带有尖叫、歇斯底里的一个女生，听着能有二十多岁。不好了，你们快来保护我！有人要杀我！说谁要杀你？你你你，稳着稳着，你再说。是是赵丽萍啊？哪个赵丽萍？啊，就就是个个公安厅厅长这赵丽萍。提起赵丽萍三个字那别的地方不说，那在内蒙公安界那是如雷贯耳啊。 那是他们大领导啊，而且那都是模范人物啊，侦查英雄啊，多次的获得表彰的，而且这个时候他已经退下来了，退二线了，是内蒙政协的副主席，副部级干部啊，那等于省里领导啊。结果再接着往下问的时候，那边电话不知什么原因撂了，这幺幺零这些人大耳瞪眼，你看我看你，真的假的？这不可能，这是不是谁疯了？ 那么，在这之后半个小时，在赤峰市有一个小区——百合家园，啊，有一辆白色的车，疯了似的就开到小区里边了。停下之后呢，车里边呢，出来个女的，二十七八岁，挺漂亮。结果这个时候，就见小区外头开过来一辆黑色奥迪车，也开得飞快，唰就停这了。从车上下来个男的，中等身材。这女的一看这男的，嗷的一声就往车里钻。 可这男的过来，咵把车门打开，从大衣兜里掏出一支枪，啪啪，就这两枪，就把这女的给击毙了。然后把这女尸从白车里拉出来，塞到他这个黑奥迪车的后备箱，开着车就往小区外开。可能是刚杀完人，心情激动，连着撞坏了四辆车，才开出小区，扬长而去。这时候天刚擦黑啊，小区里还有人呢。 看了这一幕，目瞪口呆啊！开始以为拍电影呢，一看真杀人，这才赶紧报警。这个时候呢，又有人到公安局报警，说我们确实看到有人在追杀一个女的。这女的说她是内蒙公安厅厅长赵丽萍，要杀她。这么大的事发生了，赤峰的这个公安局啊，全体出动，在周围就开始搜查。 结果在这个高速路上一到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些作案工具，什么这个铁锹啊、斧头啊、汽油桶啊、带血的车坐垫啊，哎，还有这个女人身上的外衣，就这么一路顺着这个走呢，最后就追踪到赤峰旁边的一座山，叫大牛圈山，在半山腰上发现了，发现什么？发现了尸体。为什么呢？顺着这个车辙印找啊。 发现车在这儿有停留，旁边有一处的土是翻新的，把这土挖开，把里头尸首找出来，是经过火烧过的，但是呢没有烧怎么太焦，大致能判断出来，这是是男是女什么样，一些基本上的特征还都在。然后赶紧通知周围各高速路口封上，大概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呢，在一处高速口的出口这儿，把一辆黑色奥迪车拦住了。 车上的人也没反抗，结果现场一辨认，果不其然是六十四岁的赵丽萍，真是他。当时很多这警察都惊住了，这怎么是咱们以前的老领导赵厅长能犯这个事儿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这个案子呀，是情杀。什么情杀呢？这个女的死这个呀，姓李，咱们保护死者隐私，名字咱不说了，就就就叫李小丽吧。 李小丽，八八年生人，死这时候二十七岁。他和这个赵丽萍呢，已经好了有六七年了。就他二十出头时候，两个人就认识。那时候赵丽萍呢是带着朋友呢，到这个赤峰来办事结果在一个茶楼上认识了这李小丽。阴差阳错的就跟李小丽搞到一块儿去了。赵丽萍比李小丽大多少呢？大三十七岁，那就差了。 都一代半的人了，呃，当然这李小丽呢也是家庭很困难，常年也不跟父母往来，家是农村的，自己在赤峰这打工，日子过得很苦。这时候能攀上个高枝她也高兴，所以两个人就凑到一块了。一来二去呢，这李小丽也知道不可能两个人长长久久，年岁差这些呢，就想我逮着跟你好的时候多从你这卡点钱吧，就开始连做带闹。所以俩人好了三四年之后呢，这赵丽萍渐渐有点受不了了。 为啥他又得怕这个事儿让别人知道见光死的事儿吗？同时呢，这李小丽贪得无厌，又向他要这个钱，又向他要那钱，他个人的财力也不是那么雄厚，有点就撑不住了。中间这李小丽不断还作啊，你你你给给我买这个，给我买那个。后来有一次啊，赵丽萍起了杀心了，怎么着？这是个极特殊的事儿，因为这个赵丽萍身上呢。 不光这一个杀人案，在调查当中呢，发现呢，他还有一些贪污啊、受贿啊这些涉及腐败的事有这么一次呢，两个人在宾馆开房，这李小丽就很有心机，她发现赵丽萍呢一路上心神不定，一会儿打电话，一会儿说一会儿给你打过去。她到了宾馆呢，她把手机的这个录音功能打开了，然后把手机放在桌子上，她就进卫生间洗澡。这个时候，赵丽萍一看，她进了卫生间，周围没人了。 就开始打电话，这电话里的内容呢，大致就是说你那笔钱怎么着，那事儿我给你办了，那个矿怎么的，反正就涉及一些腐败的问题。完了，对方答应他说这事儿你整妥了，给你五百万。结果出来之后，这李小丽呢就通过自己电话知道赵丽萍电话里说啥了，然后他就威胁赵丽萍说：“我现在缺钱，我想买房子。” 不都给你买了吗？在百合家园的房子就我给你买的，不行那不够，我家里人口多，我爹妈我都得给接过来，买房子得给我拿钱。我也没钱，你少来那个，你得给我钱。那你要多，你给我三百万，我哪有三百万呢？哼，你没有三百万，怎么有人答应给你五百万呢？啊！赵丽萍一听，头皮都炸了。为啥？这多大的事儿啊！这要是传出去，不光他官给撸了，他得进去啊！ 所以一看李小丽知道了他这么多秘密，赵丽萍就起了杀心了。从那一刻起，赵丽萍作为从事刑侦工作多年的一个侦破内行，他就决定开始实施一场他认为的完美犯罪，要把李小丽弄死。怎么弄死呢？你看我一一说，他要开始实施的犯罪这个计划，你看看够不够完美？首先一个呢。 他先稳住李小丽，你放心，这钱我给你。假装跟李小丽谈，说给你可是给你，给完了，咱俩可你不欠我，我不欠你了。李小丽一看得三百万，可以同意了，说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呢？赵丽萍说给你可以，我可不能跟从卡里和银行转账给你。说为啥？这样的话呢？那电脑上那银行有记录啊，那我不出事吗？我这样，我弄现金。 我给你三百万现金，说三万现金你怎么给我呀？你不用动，你就在赤峰待着。因为呢，赵丽萍家在呼和浩特，工作也在呼和浩特。说我呢在呼和浩特，我开车拉着这三百万现金，我到赤峰，我给你拿来，咱俩约个地方见面。行啊，廖丽说可以，你想的也对，这合情合理吗？哎，这时候赵丽萍就开始琢磨了，他想的犯罪计划呢是。 从呼和浩特，他开车开到赤峰，约这个李小丽出来，约到荒郊野外的某个地方，说要给他钱，然后带着枪把李小丽打死。打死之后呢，就地焚烧尸体，然后在这荒郊野岭把他尸体埋了。有人说：“你这么整不怕被人发现吗？”这就得踩点了，找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。他为什么敢这么干呢？他跟李小丽交往这些年呢，他也知道。 李小丽呢，跟她父母不和，经常是一年到头都不回家一趟。而且李小丽呢，虽然做点买卖呢，也没什么知心朋友、闺蜜，什么也没有。所以对她还挺黏。所以她把李小丽杀了，一埋起来，她身边的人也不会注意到这人消失。过去了半年一载，她父母就找的话，哪儿找去？她身边可能想说，她平常也不跟父母联系，一年也不回去，她父母也不会觉得多意外。 再过个半年一载，那那谁还能记得这事儿呢？埋到荒郊野外，那就不定哪年的事儿能被人发现了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所以他是仔细的考虑了被害人的身份、被害人的一些个生活习惯各个方面，他才研究了这么一套犯罪。当然，这个犯罪执行起来，他的手段更细致，几乎没什么漏洞。首先一个，他要从呼和浩特赶到赤峰。 他这过了这一道，他不能留下痕迹。他干了几件事呢？第一个，他把他的手机放在了呼和浩特。然后他跟李小丽联系呢，是买的别的号，因为咱们很多地方没有完全手机实名制嘛。呃，像过去神州行这些号码，你可可以随时都能买。他用这些和李小丽联系，把自己的手机留在了呼和浩特。第二个，他弄了一台车，这台车呢？ 其实就是经过多次转手的黑车，已经没有原始记录了。他又把车牌子呢，原来的车牌子都撤掉，换假车牌子，同时又在车上呢，呃，贴上什么蜡笔小新呐、樱桃小丸子什么各种卡通形象。你就任何人从车外边看，也不能相信这车是个六十多岁人开的，是个这个赵丽萍这样身份人开的这车。所以说呢，他把这车呢，各方面都弄得很好。 然后开的过程，他沿道必过收费站、加油站吗？他怎么弄呢？他自己穿身迷彩服，然后戴个帽子，又戴上口罩。他本身不是那种高大魁梧或者瘦小精神的人，就是个平平常常、中等身材。你就是收费站和这个加油站的摄像头拍到他了，你也看不出这是赵丽萍，因为他确实貌不惊人，普普通通。所以这一道呢，他开过来不会有任何的印记。 他完美的执行完杀人之后呢，再回去也不会有任何印记。所怎么？周围人说这李小丽怎么不见了呢？大伙认为很正常啊，他就神神叨叨的，不知道他干什么呢。他家里人也不会考虑，再过一段时间，这事儿可能就烟消云散了，就不会有人再知道他了，干这个事儿了。所以如果这个计划都完美的执行完了，你想，这不就是个准完美犯罪吗？而且呢？ 咱实事求是说，这个案子完事之后呢，负责这个案子的这个公安部的这个人员曾经跟我谈过这个，说如果他这一切都得以完美实施的话，我们再想破这案子就难了，因为他太内行了，他干了三十多年的刑侦第一线工作，对各种侦查犯罪的手段了如指掌，他都实施这些一套下来之后，你真就不好破这案子。那么说，为什么最后还把他抓住了呢？ 这我就说，老天睁眼了，因为他在执行犯罪过程当中出了两个他根本想象不到的意外。正是因为这两次意外，造成了后边的一系列状况，造成了他最后丧失理智，追到小区里去杀人去了。那什么意外呢？首先，咱们得说，他搁枪杀人，这枪上出问题了。他准备了两把枪，这两把枪咱都知道，咱们国家枪支是管制的。 都有枪支档案，但这两把枪呢？咱毋庸讳言，中国民间也有不少黑枪。他在公安口，他有这个条件，他整到了两把黑枪，其中用来执行杀人这把枪呢是个左轮手枪，老枪，这枪大概在世界上得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吧？哎，他用了这么一把枪执行杀人。然后他在这个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九号下午四点多钟，开车从呼和浩特出发。 一路上小心翼翼的呢，这得开七八个小时，开到赤峰。到了赤峰呢，已经是后半夜了，找个地方住下。然后第二天上午开车干嘛？出去踩点去。他就看中了这个大牛圈山下边有一个这个高速路过去啊，桥底下有涵洞那个地方。这个地方那平常根本不可能有人来，连放牛放羊都不过这来离着最近的也得好几里地开外有人家。 他选了这么个地方，然后呢，在下午的时候给李小丽打电话，他说：“我把钱给你，我可不能让人看着，更不能让人认出是我来。我在哪哪哪哪，我给你发个定位。你呢，这个打车过来，你在那高速路哪哪哪下来，然后咱俩通话，我告诉你怎么走。”这李小丽三百万要到手了，利欲熏心呢，打车就来了，在高速口上下来之后呢，俩人通了电话，你呀。 顺着这高速，这边有个坡，你下来，这有台阶，再往下走，往前走三百米，往左转就是桥洞。就这么着，李小丽来了，来了一摆手，上车吧，让李小丽上他的车。上车说钱呢？啊，我给你拿。一转身，从大衣兜里，他掏出左轮手枪，对着李小丽脑袋，就三枪。邪不邪门？没打死。 有人说他这紧张手抖了吗？不是，赵丽萍心理素质非常好。那平常说白了打靶都九环十环那种神枪手，百发百中。而且他这枪，他用来杀人，他能不试吗？他平常都试多少回，一回也没出事结果这回奇了怪了，这三枪就听到撞针响，子弹没出膛，仨臭子儿。你说这邪门不邪门？事后办案的公安人员都奇怪，说这概率太低太低了。 居然三个臭子同时出现，就没打上。这时候李小丽一看，我的妈呀，吓得魂飞魄散，推个车门就往外跑。赵丽萍这时候啊，下意识的提了着左轮手枪，开车门就出去追。他这时候人在这时候，你记住，思维不那么缜密了。他都没想到，他这个兜里还揣着另一把枪呢。当时就想，我得追上他。赵丽萍身体素质也不错呀，六十多岁人了，歘歘歘一百来米。 就把这李小丽追住了，抓住李小丽的头发，抡起左轮手枪啊，那这都是铁啊，钢铁，啪啪啪就往他脑袋上打，那吃奶劲儿都使出来了，打的李小丽满脸是血，打了多少下？事后验尸打了十七下，以他这种力气，这种击打，把他头骨打碎，就把打死了，狠到什么程度？李小丽那头发丝儿都嵌进左轮手枪的把里了，你说他得使多大劲？可是。 把李小丽打倒了，他以为人死了呢，正喘口气儿呢，李小丽站起来跑了，没打死。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个意外，就咱们说这里头两个意外，头一个意外是仨臭子儿，第二个意外是什么？李小丽这个人特殊，她的头骨比一般人厚一倍，咱都知道人的头骨是最坚硬的，他还比一般人得坚硬一倍。 你琢磨琢磨，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睁眼睛？偏偏他就赶上这么一个人，像咱们有人说，说我开一枪打心脏上，人没死咋？说我心脏偏右，我不靠左边。这种人可能几十万人你不会有一个，就让你赶上了。所以这李小丽顺着那道就往高速路上跑。这个时候两次意外出现，说是在赵丽萍已经进入癫狂状态了，她已经不能够冷静再考虑这事儿了，她满脑子想的是我非把你弄死。 就这么着，把这左轮手枪揣到兜，把另一只手枪掏出来了，就在后边追。这时候李小丽已经跑到了高速路上面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救救我呀！有人杀我！”哎，这时候道边呢正好停着一辆车，一辆白色的车，车上几个人下车呢，可能是上厕所干什么的，大概是一男两女，还看着了。哎，这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小丽有人要杀我，要杀！到跟前唰就把驾驶那个位置打开了。 一下就钻到车里头了。这时候赵丽萍提着枪在后面就追上了，眼睛都红了。这三位一看怎么回事？这仨人胆儿挺大，呀，好管闲事这这这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还以为两口子打架呢。这阵赵丽萍那就不管那个，你给我滚！上去就要杀着李小丽。这时候李小丽一脚油门，她也会开车呀，开着白车跑了。赵丽萍一看呢，这不行了，转过身下了高速。 开着自己的车在后头就追，这时候赵丽萍其实挺清醒，他想到是什么呢？你敢往哪儿跑啊？十之八九你得回你那个百合家园去。得，我就在后头跟着。就这么，他开车在后头追，追了大概有十几公里之后啊，就看到前面这白车了，在后边就跟着。果不其然，这李小丽，要不说这脑袋缺钱但是在这时候受到惊吓，她想不起别的，就像人害怕之后本能的跑回家一样。 他就真开回百合家园，就这么着，赵丽萍在后边追着追着，追到百合家园，进到里头，停车下车，举枪击毙了李小丽。你大伙看看，这就咱们开始说那一幕，就说如此完美的一个计划，出现了这么两次意外。你说说，这不是老天睁眼睛吗？再说这两次意外啊，也不是说就发生在他身上。 前面说这个臭子儿的事儿，当年我记得八十年代呢，西安有个轰动全国大案，有个黑社会老大叫魏振海，外号叫小黑，那心狠手辣，在西安那黑道名气老大了。给他抓进监狱判死刑了，他都越狱出来。后来怎么给他抓住的呢？又是动用武警啊，又是民警也去了，其中有个警察叫朱瑞华，人高马大的，在一个地方就把这魏振海啊摁到地上了。这魏海从兜里掏出枪来，就打，给他一枪。 哎，臭子儿，照理说这警察小命不保，居然这个臭子儿没打出来，就这么把魏振海抓住，后来判的死刑。一看是怎么事呢？魏振海用了一支白朗宁手枪，这个手枪用的子弹呢，和后来的六四式手枪子弹呢，基本是通用的，就是一个子弹是七点六五的，一个子弹是七点六二的，差不多少。偏偏呢，他这一枪打出的呢，并不是白朗宁原装的子弹，用的是七点六二的。 平常七点六二那都一点问题没有，偏偏这一枪就抽子儿。你说这不是天王魏振海吗？要不然你即使魏振海给抓住了，恐怕一个警察的性命就得牺牲到这儿。所以你看，我刚才说这个例子，所谓的这个完美犯罪，老天爷睁眼睛啊！你这么些环节，一道一道执行下来，总要多少有一点误差。 我们现在高科技产品都是准许有百分之零点零几的误差，那同样办一件事也是如此。你想滴水不漏的把这事从头做到尾，每个环节都严丝合缝的，这个概率也并不高。而作为杀人这样事你有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丝蛛丝马迹，恐怕你就很难逃脱法律的制裁。所以我说，这个赵丽萍这事说明什么？世上哪里有完美的犯罪呀？ 而且随着现在高科技的这种进步，互联网时代的来到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呀。你留下一点痕迹，都能顺藤摸瓜，最后把你逮着。何况呢，你一个犯罪分子，智商再高，经验再丰富，你面对的是一群人呐，一大群的公安干警在追你、琢磨你，社会各行各业都在配合，用各种数据来围剿你啊，你跑得了吗？所以咱们说，所谓的完美犯罪是啥呀？ 你最好就别犯罪，这虽然是废话，你琢磨琢磨，“莫为暗处无人欺，举头三尺有神明”啊，人在做，天在看呢。你要干那缺德的事老天爷都不会放过你。过去我们总说，说是正义呢只会迟到，从来不会缺席。我不认可这句话，我认为迟到的正义就不算是正义。现在随着这种科技手段、破案手段的加强，过去正义会迟到，你早晚得露馅儿。 现在正义，我看轻易不会迟到。只要不是人为因素，全力以赴，各种科技手段在互联网时代都使上的话，犯罪分子想通过所谓的完美手段来逃脱法律惩处，那基本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互联网时代这网用得好，这才是真真正正的能做到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